锵锵三人行，恭喜发财！今天呢，为了这个请任志强呃总裁啊来这个做节目，我们特意屏蔽了演播厅的微博信号啊。怪 <laughs> 不得呢，我这个发不出去了 <laughs> 是吧？你已经上了瘾了，你知道这是一种成瘾成瘾症状。没有已经是进屋之前，甚至是恨不能做节目，这个嘉宾说话，他就在这儿发微博， <laughs> 好像这成什么了？这比老婆还亲呢。就是上班的时候不用。 不不不你这是叫业余活动， <laughs> 业余活动一定要告诉大家， <laughs> 要不然人家大家不知道我干嘛去了。他绝对是，大家不知道你干嘛去了。对了，我要在班上的话， <laughs> 有那么多人证明我在班上上班，努力为。啊，你在怕什么呢？你是你是怕什么传八卦还是什么？为什么要用微博来证明你这个呃工作之外还在那为革命奋斗呢？是啊，是这意思，啊，就是我没偷懒啊。 没错，要不然国有企业的干部要那么多人监督着你，说你偷懒去瞎玩去。而且这个人会做贡献，国家都靠他呢嘛，他那个 <laughs> 还是政政协委员嘛，对吗？对对。这个任总的这个言论很少有不挨板砖的， <laughs> 但是最近在这个政协是吧？人家提了一个案，还真是受到五个提案，五个提案，其中有一个受到了众人的追捧。嗯，这就是说到了车。 对，当然就说到车呀，首先是切切齿痛恨呐。任总的这个公务车啊， <laughs> 今天开到我们这儿就给一小车追了尾了。 <laughs> 对， <laughs> 因为做我们的节目，好家伙，这这堵啊！哎，你提出的提案呢？为什么大家伙赞成呢？就是更多的人注重的是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如果连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财产权利就更没法保护了。嗯，所以我。 消费的权利是一种公民权利，你没你不应该，你也没有权利去限制我，等于用后来的人说你不能买车了，为前头已经买了车人让路，对吧？道路等于归你了，我后的人不能享受，那是这种道理啊。但是他提了这个应该是公平的，大家都可以。买，你可以提高劳动成本。 提高这个消费成本，他的意思你不能剥夺我他的意思就是说有有车是权利对吗？哎，他这话说了之后，我注意到北京市一个副市长还专门说限制小汽车是个长期的这个方针。对，你知道上次我见了这个北京市，这是他们错误理解了中央经 <laughs> 一个交通专家就说，他说现在我们吃了很多亏，我们终于认识到只有限制小汽车，不能够说人人有小汽车。但是我觉得你没人说人人要有。 嗯，不能人人有，也不等于说它不增加嘛。今天我们一万七千六百辆车，一万七千多吧，比如两万辆扣除那公车嘛，一万七千多，对吧？有二十一万人排队，下一次二十一万就变成了二百一十万，可是他只能排这一百一万多辆车，再摇几轮号以后，可能后头排队的是一千万人。如果这一千万人为这一万七千辆车去打架的时候，你怎么办？ 整个社会就被破坏了。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原有的城市规划的时候，对人口规划和车辆规划的时候，规划的基础就太差。这样就可以新呃形成新的产业了，就是有摇号大军，就跟炒楼花一样。北京六合彩谁摇到？对，北京市的六合彩，就谁摇到这个号，马上就转手就卖高价。这就和上海说，对啊，与其让老百姓去买那号话，不如我来买那个。对呀，就是。所以他就用了一个我来拍卖车牌号。 你觉得上海个做法你支持吗？呃，我不支持。我支持。 <laughs> 哎，好像世界上没什么做法不不支持。对，都不支持是他。啊，他是社会主义家。他在所有的政府出台的各种报告里都提。你觉得上海就是？我觉得是使用费用可以提高，但权利不能用门槛限制。就是说，他是买车牌号是叫限制你的消费权利。嗯，你买的时候可以自由。 但是后来的消费能力要提高，比如说新加坡，这车高高峰时期你过一次路口七块钱，到低峰时期三毛钱，对吧？所以它最繁华的一条路上，它有有设置，你要走我这儿，在高峰时期就得这么多钱，在低峰时期就那么多钱，差很多倍，是吧？就是就就是差了很多吧？那么就叫提高劳动成本，呃，使用成本。当使用成本提高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了。 因为你有消费的权利，你可以说我高价消费或者低价消费，但是说在买的时候，你先设立一个门槛，你为什么把这个门槛先设立？我跟你，你看哈，他们那天我们北京这儿的人还聊说，你看上海采取的办法就是价高者得。那天他们有人说，说一盘一块车牌的金属要按重量算呢，上海已经比黄金还贵了。是啊。 但是他们就说，这就是他赞成，北京我不赞成。对，北京人呐，你要敢这么弄，这家伙这个贫富，这不就这就这这就是打打起来了。呃，不一定。所以说，北京这北京下一次买这个号的时候啊，倒这个号的时候可能比那还贵。啊，所以我跟你可能很可能比那还贵，因为那号是一张纸，我一而还是个金属的，那张纸啊，可能比我们。 所以他又支持上海，我跟你说，我就是要为上海这个说话，因为上海啊，它在明面上，它就是我成本很高，我的路就这一点，你把你这个拍的牌照费，然后拿过来，我继续修路，我就告诉你，我就只能有这么点车，我的发发牌是限制的。就便宜点，外地生产车就贵一点。一样的，一样。没有。我们哎呀，我们去开始我就是上海什么什么一。我跟你说，便宜点。 不不是，所以他剥夺别人的他瞎扯，一定是做的。这个北京才这样，北京外地人跟这个内部人才不同呢。北北漂你就一辈子你也不行。是不同啊。上海是这样的，上海你不管是不同啊。不。上海你不管是什么人，我们我们我当时买车很清楚，你不要自己不要来跟我争。去年啊嗯这个那个的网友一堆，可以说高档人才允许你入户口啊，户口北京没有这个。 北京交三年，你交多少税你就可以上户。口？不是，北京根本就不让你上户，口，多少年的肥谁上谁上了这个户口那你不交税，工吃咋行啊？大部分人上不了北京的户口，哎，不要来跟我争这个东西。但是有一点，就是明面上的东西，上海的不公是表现在明面上的。就是我告诉你，我就这点路，你要你要留下蛮多钱。 我就体现在车牌上，但是这个买路钱是对大家都公平的，不管你是上海本地车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反正你只要我上我上海的牌照，我就是公平的，你就来，嗯，就来拍卖吧。这现在社会本来就你说的对啊，我现在说如果使用成本高的话，就是不管你北京的、上海的或者外地的，你要走我这条路，你就要高交费，这才叫公平。你现在上海买个牌要花钱，我旁边的。 这个出了上海边的我就不花钱。但是我天天早上开到城里头就转一圈又回来了，那不就可以不不交吗？对吧？养活费甚至都不交在当。所以不管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措施，就是高峰时间你的外地车是不能上它的主干道的。嗯嗯嗯嗯。这个就是对外地车的限制。嗯。也就是说你不花这笔钱，对不起，你高峰时间你别来开我的主干道。嗯。这个就是一样的。那人也说你歧视。错。 还有一个成本，我给你交了税了，我给你做了贡献了，最后你不让，但是你你使用，我跟你说，那你是不是把外地人税也退了？不，你就跟我抬杠，我跟你说，我没跟你抬杠，我赞成你这招，但是一说道理是没有说得通的。但是啊，他这个，我认为限制外地人是因为国家在土地资源上限制了外地人。嗯，因为我们国家对一个城市的土地资源是按照户籍配置的。嗯，你这个外地人的户籍的不在我这时候，你把土地资源指标背走了。嗯。 所以我的路不够，是因为你没给我这个相应的对应的指标，我没法去建路了，啊，是吧？没法去有有地方去修桥了。所以这个人口指标应该是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一条。我们的“十二五”里头，北京市居然没有人口指标，可是它有个人均 GDP 增长啊和人均收入增长的指标。我说你这个叫什么规划呀？对吧？因此，在车辆问题上是没有人口指标在前。 他就不会有相应的道路用地指标和其他用地指标。我要听懂，所以说根本我一定支持你。 <laughs> 根本是在于 <laughs> 广告之后见。又来了，又来了。 <laughs> 不过他这个车的提案呢，倒是我觉得中国社会啊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权力。 平等的权利，比如说我有没有平等的？我想买车就买车，这是不是我的一个权利？可是我又发现呢，中国这个人多地少啊，把什么事儿都变得很拥挤，而且很难说。啊不不，哎，你比方说啊，房产税也有人提权利，就是说这土地都不是私有的，那么。 你收我的这个房产税，嗯，呃，这个里边也有一个这这这一块，呃文涛，这一个房产税已经跟土地没关系，它就是一个特别消费税，说白了就相当于特别消，呃就就是一个惩罚税，其实它是个财产。嗯，房产税啊，就是物业税或者叫财产税里头，分为涉及房产分为三类，一类是连地带房子，连建筑物，就是你那装修什么我全算上，我综合性征收的；一类是仅对房子征收，不对地征收。 所以你说那个在外国也有，说租用的土地上也修房产税，因为我收的是你房子的钱，没收你的地钱，所以所以不一样。还有一是单独财产税，单独财产税就我特别少财产税，就是因为过一五年十年我加你一次税，是因为这土地增值了，原因是因为我政府投入大量基础设施，所以我要加一个。最近上海方向，最近上海方向又透露消息说这个七十年土地无偿收回。 在人民群众的猛烈炮火之下，他已经收回去了，收回去了 <laughs> 啊！这真是不识问路。对，不不不，没有收回。它有点它是一个四十年或五十年的公共的部分，因为我们在物权法上对七十年的居住类的是有明确规定必须续约的，但是对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或者五十年这些公共产品的有有一个特殊规定，就是没有你自动续约的一说。但通常理解按物权法说，七十年你都续约了，为什么我不能续约呢？ 嗯，对吧？所以他事先约定这一部分，他这个已经真是像要叶叶女士所说的，就基本上被打败了。叶女士，快说。其实我们回到头来，其实我刚才那个任总说这个房呃不土地跟这个交通啊什么车的事情，我就在想啊，你我有时候觉得是活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政府这么挠头，交通的事情车那么多。 真是活该的事情！你一开始怎么布局的？如此大的一个城市，搁在全球任何地方，它都得有卫星城，它都先建轨道交通，而不是发展你的这个小小轿车，对不对？私人交通。然后你这个出去了之后的话，你很多人就在卫星城里生活，他就不进主城区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北京吧。你说像美国文化是在这个西海岸，在好莱坞那边。 对吧？然后你经济是在纽约，对吧？政治是在华盛顿，对吧？然后你的芝加期期货交易所在芝加哥，对吧？人家全分开，你的实业是在底特律，全部都分开。哎呀，我们交易所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深圳，没搁北京 <laughs> 但是你找来 <laughs> 所有的汽车的主力也不在，钢铁的主力也不在北京啊。所有的审批权都在。对了，这是问题，不是产业的划分问题，而是审批权力和垄断权力的。 国家说四万亿投资一下来，首先火了什么地方？发改委附近那一块酒店、餐厅，包括也堵车， <laughs> 好不赚钱首先带动那儿的经济。但是我不同意你一个说法，你说这个中国人是地少人多，这不是这么回事。曼哈顿如果按岛上来算，它九百多万人口，七百多万的地，八百万八百万平方公里地，对吧？按东京来说，小东京不算大东京，小东京它也是一千一百万的人口。 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北京多少？北京是一万六千八百万平方公里，一万六千八的嗯，是吧？上海只有六千多，嗯，对吧？对，所以在不同城市中不能笼统的说，如果我们跟东京比，跟这个汉城比，或者跟其他城市比的话，跟纽约比，我们比人家地多多了，那而我们的人口比人家少多了，我们两千多万人，那咱们怎么都堵一块去了呢？浪费啊！ 真的是，巨大的浪费啊！我们人家的容积率平均在二点几，或接近于三了。我们的平均容积率只有零点五，你看双南海那一大片都是零点一、零零点四的容积率啊，对吧？我们没有多少高楼大厦，高楼大厦都是在沿街那个大家看得见的地方，大楼后头都是容低容积率的东西啊。 北京七十八平方公里的旧城保护区都是那个矮巴巴的一层的房子。旧城应该保护，文化必须要保护，这个咱们得说回来。你保护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把交通问题在保护区里头能穿过去。啊，这个。你比如说纽约中央公园，对吧？我这么大一个公园要保护，但是我中间允许你公共车可以走，对吧？我要开路，我们现在是不开路，都给堵死在那儿，所以大家就绕着它走。我们。 你哪怕走地下通道，你得让他开了路啊！北京这个地方真的比较特殊。啊。你说它如果是三层立体交通的话，绝对不会有这个事儿。但是北京是真是大饼，它中间那个东西就是实心的， <laughs> 你根本任何路都穿不到那儿去。是啊。然后同样的，你想同样的北京，东城就挤得要死吧。 然后南城就没人去，人家觉得那地方太穷了，就。这个问题是公共资源匹配不合理。对，但是问题是啊，已经配置合理了，但是问题是啊，已经这样了。对，北京是已经改了一部分了。已经，比如说宣武和西城就合并了。 把那个西城的烂摊子交给呃，把玄武的烂摊子交给西城来解决， <laughs> 对，对吧？这个崇文的烂摊子就交给了东城来解。决。说到这儿还要为他说点说为他说点好话，他提的议案还靠谱，有的议案就特别不靠谱， <laughs> 什么二十岁的什么小伙子找四十岁的这个女人，或者是二十岁的小姑娘找中老年男士解决住房问题， <laughs> 怎么聊儿特不靠谱的。我说他的这个，包括他说解决房地产、解决交通，其实是个资源。 匹配的问题，其实匹配到位了，并不是说人多地少这些。对，但是你看，对啊，最主要是你非得说人多地少，其实中国没有到了人多地少。你看，你就是跟我的印象就完全相反。你们认为是匹配问题，我都认为中国现在是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 对，在其他国家讲的“人人平等”的很多公众权利，对吧？嗯。但是在中国呢，因为过分的拥挤，所以呢，我们得靠摇号啊，还是算谁钱多呀，来决定谁能享有这个权利。感觉这公民权利就在中国这个国家就不能够人人都有，人人都可以有。你咱这大学一扩招，你说人人都有，现在这大学生完全找不着工作。那是因为你不愿意去做那个有效的工作。 啊，不是，而且大学里边这个专业设置也不对。对，教育的人不能当大学生用。对，哎哎哎哎哎，对，对吧？就是资源匹配。你比如说，也还对，还是你大学生，比如说一千五百块钱工资，他不愿意去；两千五百块钱工资还不愿意去。可是一个农民工现在已经可以达到三千多或六千多了，而且一个护理工，医院里一个护护理工。 大概要一百二十块钱，而且咱们呢，一方面多招，就你不愿意去做，而且我们一方面多招了那么多大学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这个产产业结构啊， <laughs> 也没有能够中高端的，能够吸纳这么多高教出来的人才的那种专业你就想想看，对吧？现在各个大学都有什么广播传媒专业出来干嘛？出来干嘛？你说咱们这个媒体里边很多人，他需要专业知识，他也没有，对不对？ 就是我，我觉得设置是不合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高级的工人、高级的技工。技工是非常缺的。他在哪呢？他在哪儿呢？哦，看来你们教会我，这中国啊，不是僧多粥少的问题，不是，而是这个分配匹配不均的问题。美国现在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嗯。就是有一些是长期要失业的人，就是因为他的技能啊，或者他的这个这个自身的条件，不和那个就业之间有一个差距。嗯。 这边就业有机会的时候，他跟不上，不符合那个就业。我们用一句最通最通俗的话就是说：满眼都是人，你怎么就找不到你想用的那个人呢？这就是不匹配。对，怎么就找不到我爱的那个人？ <laughs> 想用的那个人。咱们咱们去一下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你。 哎，咱们就说这恭喜发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展望这个兔年呢， <laughs> 兔 <laughs> 爷，兔爷，你才本命年嘛，对对对，兔爷跟我们说说，嗯，这这你怎么展望今年中国经济？中国经济今年应该是没有对增长有压力，对通胀是有压力的，所以中国今年的增经济增长和去年啊相比之下，呃，不担心它会大起大落，是吧？要防止它大。 啊，嗯，但是通胀的大体是有可能的，一个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开局之年，很多地方政府有向上的一种冲力，对吧？一个是去年的这个翘尾因素还在继续，嗯，对吧？所以今年的 GDP 增长，去年十点三，今年也可能不会低于九啊，或者至少不用提保八了，嗯，没有这个担心，对吧？不用提保八了，但是物价上涨，现在大家心里都没底，有的人预测在四点五以上，或者预测更高。 那么就形成个问题，过去三十警戒线的时候，觉得突破三就大家很紧张了，对吧？现在好像四点五都可以容忍了，那是不是明天五和十都可以容忍了？嗯，所以这后面的问题会会比较严重，是吧？我们很难说政府最后用多少措施或什么样的措施来限制国内的这一块，但是国际那一块你有多少办法去限制国际那一块的输入呢？所以这多种因素还是很复杂的，但是我们不用担心经济持续一个。 稳定增长，这是不用不用担心的。持续稳定增长嘛？我怎么也听到有人说，说今年中国经济二次探底，进从此进入一蹶不振，很多年的一蹶不振。嗯，这不太可能。至少从现在看到的经济形势来看，几乎没有可能。嗯，而且中国政府绝不会让它一蹶不振的一路下滑，因为中国政府的赤字，这个可以再承担的赤字能力是很强很强的。我们现在赤字系数很低的。是的。 所以完全可以再弄个四万亿，弄个八万亿，弄个十万亿，都完全有能力啊。所以我们没有到了说我的赤字已经到了压力很大的一个地步或者承受不了的地步，没有。哎，但是我前一阵看叶檀写一个文章，我倒挺奇怪啊。你一方面说中国政府这个钱是越来越多，几万亿几万亿的，对吧？但另一方面又说它的赤字。 也什么九千多亿啊，也也也越来越多，我就不这个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越有钱赤字越多呢？它的总体比例，因为它的赤字跟它它每年会安排一些赤字的，然后跟它的总体财政是不是匹配啊？这些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基本上我们的赤字还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这是文涛，你记住一点，就是你要说五年之内中国经济崩溃，基本上无此可能，因为我们所有的呃存款加起来有将近七十三万亿。 太大了，这个数字。那些个反华势力可以放心了。你 <laughs> 比如说，我每年一万亿的赤字，我有八万多亿的财政收入，我还 <laughs> 一万亿扣掉没关系，七万多亿还很多。我们的宏观数据不会有问题，但是你去追究背后的结构问题，每一个都是大问题。我们真正问题在后面。 <laughs> 我不同意说都是大问题，应该说每一个都有点问题。都都是大问题，都有问题，但不应当。你比如说地方债债务问题。 八万亿看来很大，但是从这个税收的增长情况看，也可能两三年以后。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太乐观，他太乐观，嗯， <laughs> 他就是个悲观派，是吧？